锵锵三人行，广美，咱们今天跟这个小柯老师哈欢欢聚啊！但是这小柯老师呢，这个人也比较神啊，一来呢，这上海地铁就追尾了， <laughs> 这跟我没关系，这个 <laughs> 我看你发功嘛。这个，所以呢，闹得我们本来要谈的话题，嗯，这急急急如律，我们谈了一集上海地铁的这个追尾，是吧？但是小柯老师不能走，因为正题儿等着你聊呢？什么正题儿呢？ 哎，光美，就说是对今天录像也很兴奋哈，说谈了过去从来不谈的话题，是不对？因为在微博上面，人家才投投诉说，哎，你们看了你们这么多年节目，你们怎么从来没有谈论过有关于这个音乐类型的这个这个事情？哎，结果小柯老师就出现了。 <laughs> 过去没谈，是因为我的缺陷； <laughs> 今天谈，是因为他的到来。 <laughs> 嗨，这话说，这这个我今天为什么能谈呢？这来龙去脉得跟大家伙说说。哎。 我们俩呀，突然发现我们俩住一小区，没错。有一天早上，我坐在楼下边晒太阳，他过来，然后我就没错，我刚游游泳归来。哎呀，这也没看清楚，可我看一老头在这抽烟带波子。 <laughs> 好家伙，一打招呼，我说：“哎，这不是小柯老师？每天早上还养养神，在阳光下，这有点老老老话，会不会晒太阳？咱说，老头晒太阳得晒补钙，咱们这个年龄得补补钙。” 哦，真的，不敢，不敢。哎呦，那咱们真的得晒晒，泳也得有，游泳也好，是吗？也好，好，游泳完了跟他一块儿晒太阳。晒太阳， <laughs> 哎呀，咱们晒晒这个什么吧，选秀吧啊？为什么我说你来呢？就是啊，你也表表表表现出现在这个音乐人都有点自相矛盾的这个人格，是吧？这个一方面呢，呃，在微博上。 你在骂这个选秀，可是，一方面我看微博上有人跟你提意见了，说我们一查，这小柯老师怎么出席了多家选秀，各种选秀节目的评委，哎，你这属于叫什么？端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啊？没没没，这这个这里边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我后来发了一条微博的， 是，我就发现有人说这个了，我又发了条微博，我把这个时间顺序给捋了一下。乍一看这事儿摆在这儿，的确是我好像是吃饱了骂厨子啊。 <laughs> 就是今年是很特殊的，其实我原来很少去做选秀评委，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就给留了一个评委的这么一个这个这个印象。 哎，我真是没看过，因为谈这个话题我就很空白。我老实讲，我从来没有看过。呃，但我但是我听说什么毒舌评委什么的，你当评委什么范儿？是会啊？我我其实不做评委，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张不开嘴。那些小孩儿都是干什么都有，小中学生、什么大学生，他根本就不是唱歌的。 那么他走到这个舞台上来唱这勇气，这这这劲儿就够可以的了。然后你坐在这儿，你是一个好，你什么都明白，你什么都懂，然后你跟这说，就不合不合适。对对对，我自己有做过一些其他的选秀的评委啊，或主持，那有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读不了的评委呢，会比较不受欢迎。是没看点。 不是，对，因为制作单位会希望你稍微毒一点，你希望你稍微辣一点。选秀啊，就是咱们得明白这事啊。选秀是真是在选唱歌唱的好的，还是不是？我就说呀， <laughs> 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是在做一台节目让大家爱看，这这是俩事儿，哎，对吧？对对对，所以说啊，那就好了。你作为评委，你就是一个让观众爱看的一个元素。 那么都有哪些？比如说，你会表演，你会耍宝。 你会攻击人，引起这些这些这些这些矛盾，然后你会哎，甚至你会哭，哎，我我那天看一娱乐新闻，好家伙，我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演的，说评委都哭了，就是那种什么场面，就是反正一跳舞的一个什么，说这个女的没给评上第一啊，然后什么评委就出去做他的工作，过了一会儿，评委回来泪奔呐，就哗就哭起来了，说他不参加了。 这这什么呢？这是， <laughs> 这我在报纸上看见的啊。这这好好多事没法聊，这事为什么没法聊？就是可能原来的情况不是这样啊，你明白吧？比如说啊，你看啊，我讲一真事儿，就是今年的呃前两三个月，我今年参加了很多选秀。我为什么？我待会儿就为什么要参加？我先说一下，是因为就是呃，我我我太太在中央台工作。 他也在电视做电视节目，然后呢，他做到他有很多困惑，比如说他节目播出的收视率啊，别人爱不爱看等等这些。我呢就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去替你考察一圈， <laughs> 对吧？我可以。你老公真好啊，就闲着也没事，先 <laughs> 我先我替你考察一哎，所以我今天做了有中央台的呀，有湖南台的，有深圳的呀，什么做了一圈。其中呢，有一场比赛呢，是这个一个选手。 这个选手唱完之后，我们五个评委要分别投一票，三比二嘛，嗯，是胜出是下去就是这一票。然后呢，我投我先我我在我在最这边我是第一个，我特别好，我这我我投不同意啊。第二个是是周志平说我也投不同意啊。第三个是王晓峰说我同意，然后第四个是肥妈香港肥妈说我也同意，二比二了。嗯，哇！最后一个是一个呃古风。 那就是，这就是你你要来决定这个孩子的命运了。对，然后这个古风呢，就对不对对对对，说半天说半天，因为他他他很纠结嘛。嗯，到最后说我不同意啊。好，这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一个事儿哈，就是淘汰了就淘汰了嘛。对，但是呢，古风呢是一直从海选就跟着这群孩子一起上来的，就等于说这些孩子是他们从各地一点一点选起来的。 古风啊，小风啊，他们都是一直这样，所以他有感情，嗯，就是面对这个赛制，可是又面对感情，他又不得不拿出这个把他淘汰掉。所以当时呢，这古风呢就有点在这就有点这个做音乐的嘛，都都比较感多情，就有点这个拿着毛巾在这擦，就有点。 抹眼泪啊，还是情真真真情。然后抹眼泪呢，这个肥妈呢，一女肥妈那个性格是一个哈，就是本身就是很开朗，很开朗，很很性情，对。一看呢，古风哭了，自己也也就被感染了，啊，也流泪。他被感染了之后呢，我就在这边，我就看着，我说这这别哭啊，这录像呢。我一看这王晓峰大长头发低了在这儿。 也在这拿手手，哎呦，还真是，哎呦！然后我跟周志平，我就我我就说，我说咱俩是不是显得太冷酷了？ <laughs> 我说咱们俩是不是显得太没有情感了？周志平说那怎么办？我说咱们俩去安慰他们吧。然后我跟周志平就去 <laughs> 安慰他们，我们俩就去安慰。然 <laughs> 后这一安慰呢，这个就等于说，这个女孩哭的时候，你别劝她，越劝越哭。没错，没错。这男孩其实也这样，那就泪流成河了。 结果我们过去一拍肩膀，哎，我就得得了，砰一把就把我搂，就就然后直接就造成了一个五评委在那就相拥痛哭的局面。其实这里边仨哭的俩劝的， <laughs> 对吧？这真正是仨哭俩劝，但是第二天的报纸都是五大评委抱头痛哭。 哦，所以你明白吧？有的也不一定是炒作，是吗？不是的，这这他这人呢是一种情境动物。我给你，他触景生情。我给你描述了这次事情的整体经过之后，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其实他他他不是那样的啊，他不是那样的。但是最后体现出来呢是一种。 可是你说我们这事儿也没地儿说去，你这跟谁说呀？没事，没事，没事。我我我我相信这个不是真的为了撒狗血而撒狗血的，因为我我有一段时间在上海的某个节目里面也是这样类似的选秀节目，我是没有从头到尾参与，我大概是一三五这么参与的，我也是从初赛一直到跟到了决赛，所以就说那些孩子，我我也是看着他们一路这么打拼过来。那你知道有些可能在舞台上表现的特别好，但是他私底下。 可能个性不好，不努力，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的。但是有一些可能表现没那么好的小孩，他特别特特别的刻苦，特别的耐劳，特别的愿意就是奉献。你就会觉得，你就希望这样的孩子能上去。当你必须要亲手的把他给嗯蹬下去的时候，那个心里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他们下来，他们抱你，他们哭。 你铁石心肠，你也你也要受感染的。嗯嗯。所以，我我我也我倒不认为这这这种所谓的抱头痛哭是是是撒狗血。哦，那什么是撒狗血呢？这个哎，这个广告之后，说出点真的话来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撒狗血是吧？不是，我先别说撒狗血，我说这个最近的新闻是广电总局什么发文，湖南卫视什么快乐女声，可能说明年湖南卫视就不办这个选秀了。对，但是什么青海卫视什么还有个什么花儿朵朵，花儿朵朵好像你还说是你的一个弟子，对，怎么着发飙了，然后你也发飙了。我没没，这这这。 说事儿怎么能是发飙？我是劝我学生，我说你就该回来回来就别的，我压根儿你就早我就说你别不该去。你不是他的舞台，对，是这么说的吧？那理由是什么呢？你作为过来人，你给分析分析。就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他，你参加这个，你一定要记住，你去参加电视选秀，你是去参加一个节目，你是为了在节目上更好的展示自己，而并非最终的目的是拿那个冠军，拿不拿冠军无所谓。 对吧？哎，就这么一个。这这，你你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凤凰也选美嘛，但我就发现呢，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呐，我最明白这个事儿了。因为他那些个选手们、佳丽们都会说：“哎，你这个主持人你喜欢他，你喜欢我，或者你对他怎么都那么厉害？”你对他，哎呦，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在台上都是演员呐，就是你就是希望观众爱看，对吧？”所以啊，我觉得相比之下呀，我们那。 在台上算淳朴，为什么啊？因为我发现他们最多就是要求自己啊，怕说错，没说错话。他们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他们是中国文化当中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恨不能自己说话能接近国家总理的口吻，这叫没说错，这是吧？就是说说出那种伟大、光荣、正确的话。你看他这这就觉得哎，没没没没打奔儿是吧？而且这个话说的很大，哎，都说好了，他他追求是这个，但是呢。 我们另外看到，我就我就说说这个的还不算进了娱乐圈对，我感觉可是我平常看娱乐圈的新闻，那可都是那种什么呢？裸裸照啊，什么同啊，这个什么的，这都聊啊。这事儿就是没办法，这这我说这没办法什么哈？不这么干，那怎么干呢？就正当没渠道。 那姑且不说我们国内的这个盗版的音乐盗版的情况啊，这音乐盗版好像从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是就此起彼伏的，没错。啊，那么到两千年之后，突然出现了就网络，网络的精神讲究分享，那么网络很有效的打击了盗版，嗯，但是并没有成为正版的朋友。 他是我们敌人的敌人，但是并没有成为我们的。对，成本 <laughs> 那就就一个公开，原来还是道，还有一个道字。对，现在就是公开，大家就分享。 <laughs> 那那 <laughs> 这么一弄呢？不，高兴的呢？不，这么但是挺好，非常我很乐意，我很高兴。但这样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产业，你想最多经营者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商业链条，那么录音做音乐成为了他的一个。 宣传的方法，也就是一张名片，唱片变成一张名片。嗯。于是呢，他就用这张名片呢去换他的经纪约、广告代言约、演出约、出镜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当你的这个这这这多慢呀？这你你这么着多慢呀？所以，什么叫事件营销呢？就很多这业内的人学了很多的 NBA 的课程之后说，做事件是最好的。啊。啊，一做事件呢，你做件好事吧，好像这。 就不太行啊，好事不出门，不出门，那那那那个事儿他传千里， <laughs> 然后他就就这一路向下。所以说前两天我看有一个那个那个白岩松啊，说有一个神丑说有一句话，我觉得一个诗人写的，说这个呃，当然变到现在的词儿了，炒作是炒作者的通行证。 低调是低调者的墓志铭。 <laughs> 哎，呀，你是这么个事儿，所以你你这么，因为他是后边是有商业驱使的，他不是说这个人为了出名我要怎么怎么样，他是为了我要出名，于是我可以赚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你看，我都从他这儿学会这专业术语了，做事件。我这好家伙，这成了一种一种是法术啊，做做事件。对所以所以说，你看那个就是这个，就今年这个快女，嗯啊，就是。 呃，这个被封杀什么什么也好，我觉得原因不不不是公开的那些。我因为我跟了几场，我没有跟完。嗯因为我们为什么有跟完呢？就刚才就说到你节目一上问，我就说澄清我这时间点的问题。对。当我发出了我无心去选秀之后，我就再没有去过那儿。我的确是再也没有去过。啊啊！可是我去的都是你，比如说去金钟奖，那没办法，那我我音协的理事、留协的理，我必须得去工作。对。 呃，是一进入十进几，十进几，那么这些选手的所有的周边的新闻就都出来了，小三儿事件啊，谁谁谁是小三儿，一大堆照片，是谁的小三儿，更那个就是什么是就裸照都出来了，谁谁谁的裸照呗，所以我我就一看这个事儿哈，我就觉得这够呛了。 就当时我就有预感，我倒没有预感说是停办或者停播，但是我觉得反正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呃，这种方法是肯定不可以的，因为你这毕竟是一个这么广泛的一个事情。对呀，但这个事件到底是做事件做出来的呢，还是？ 还是偶然发生，那咱们就不是，这就没法说了。这就没法，我觉得呢，就是说歌迷的心态，粉丝的心态，没错，是热衷于自己的这个偶像，没错，嗯。但是你热衷于自己的偶像的同时，你不能那么玩了命的去踩别人的偶像。哎呦，这个真的是，这个听得我真的哑口无言。但是小柯老师我想请问你，哦，其实选秀节目是从很多。 我们都是呃，就是国外行之有年的，而且做的非常好的选秀节目，我们拿回来，我们自己稍微再那个修修一修，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下就变味儿了方式来来来来呈现。那为什么在国外的那些选秀节目可以？是就就这样，所以我我还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是什么英国什么，这就反正就是达人，外外国的选秀啊。 我挺我特别爱看，我也是，我很爱看国外那些，因为我能我总能感动我，嗯，总能让我得到，无论是评委说的话，或者是那些小孩也好，大人也好讲的话，你真的是很感动的。最终你道因为什么？后来我分析出来了，我还写过一条微博说，这是我一直特别渴望的一种选秀状态，什么状态？平等，就是评委坐在那儿和选手站在那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 嗯，那么当关系平等之后，他们在形成了一个场。嗯，咱们这评委是一进来这选秀的老师好，我这 <laughs> 我这唱一个歌，真的哆嗦着，然后 <laughs> 然后这边这个评委这哥几个全都是这范儿啊，唱吧。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澳洲的。 呃，叫做什么？呃呃呃，Australia 呃呃 Master Chef，但是是 Junior，是九岁到十二岁的小孩子。嗯。他们要经过各种的考验，然后自己到市场买东西，然后怎么样完成这一道菜？我告诉你，那个节目我是一边看一边哭，我是一边笑着，然后感动到我流眼泪。我老公说你疯了吧你！但是我就觉得说，因为小孩子的真性情跟那些大师级的厨师们给他们的一些指导，我觉得那些话没有。 针锋相对，没有任何的洒狗血。小孩子好就是好，他感激就是感激，他激动就是激动。我觉得那种真性情，我觉得那个才是观众想要看到的东西。说到这个事儿吧，就是另外一个事儿。哎，什么事儿呢？就中国的这个中戏啊，电影学院啊，就是学表演的地方。第一节课，你这叫什么？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哎哎，这后来呢，我就我就我我我就问了好多国外的友，我说你们那儿有这课吗？ 人说我们这儿反正有那么一说，但基本上不太用，不不怎么上。嗯，可是咱们这儿呢，有的学生啊，上了四年学，毕业的时候天性还没解放。啊，他是一个本身性格中的一种，当然这种性格你说是民族性还是我们的教育促使的？我我你这讲的就深了，能讲到五千年上下五千年的民族。就刚才你说我所说的表演是什么？就是我们都要很卖力的去展示用五官。 你可能才能做到那个，嗯，外国人他不太用，没错，他就很自，他就那样，没错。所以你比如说，呃，说我，所以我老说中国，你让什么测谎仪啊？我觉得就完全在中国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laughs> 因为就我自己的体会啊，你让我主持人说假话，我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laughs> 说真话，我得努半天呢。我天在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说到根儿上啊，你觉得不一样，跟外国不一样，关键还是在于啊，这片土地上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不一样。你甚至很难说出谁要为这个不一样负责任，因为咱们都是共存共荣的，都是一样的。你也生活在这个里面，你上了台，你什么范儿？到什么场合，你说什么话？你想想，你在这个这个土地上，成年人又如何了？对对吧？你希望说孩子他能怎么样？ 他他要一真他抢银行， <laughs> 那那也不对啊，对吧？我注意到你们这次像王晓峰啊，或者几个专家都在讲，就是说呀，呃，说这些很年轻的选秀的歌手唱的都是前辈的唱法，嗯，二十年前的唱法，说我们都听着老了，你这样年轻的孩子，你没有自己一个独特的、自我属于你自己的唱法，你看，这就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什么呢？就是音乐真正怎么回事儿？ 没人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进入，呃，就怎么说，说专业点吧，就比如说你咱们学，我要学语文，你都知道我要从哪开始写字儿，先读什么书，一层一层的递进，最后你到一个什么水平，最后你都看看什么这这托尔斯泰，你都来了。尤其是流行音乐，那古典音乐你还知道，比如说弹钢琴，我先弹拜尔、汤普森，然后五九九啊，什么八四九，你都有一套系统可以。嗯，流行音乐呢？ 你他没有系统，所以对于广大的孩子来说，学流行音乐是不用学的，就是只要我唱我就会了，我能唱下来一个歌，我我就行，我看我卡拉 OK，我我我麦霸我就行。嗯，他完全不从一个说这是一门学科啊，你要从根基一点一点的来学呀。当你有了体系之后，你自然知道。 什么方法是落后的？什么方法是先进的？什么样的音乐因素是当代最流行的？什么样的是 out 的？所以他他压根儿就没这层体系的时候，他就逮一个自个儿的，他能唱谁他就唱。那换句话说，现在这个民主投票啊。 民主投票选出来的是唱歌唱得好的吗？也不一定。你要是外国民主投票，是不是选出来的相对就是唱得好的？外国的选秀，他唱得好可能是一个因素之一。他需要一个套餐。对。他是一个套 whole package。他可能还有很很多感情层面的这种状态啊，你包括上次我看那个老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对了，突然唱唱歌剧，那一刹那那种反差，高潮，哎呦，所以这还真是。